愿平会联名平安，从我们的父上帝，并主耶稣基督归于你们，阿门。Professor Jean Edward Veith Jr. 为真儿教授，在他的书《十字架的神髓》，他总结三种方法在人类的历史上，人是试着凭他们的努力进步升高，一直达到上帝那里，因此得救。 这三种错误的方法是道德主义、思考辩证和神气主义。现在一个一个解释。关于道德主义，韦教授是这样解释：道德主义的进路是追求透过完全的道德来赚取上帝恩龙。 或一个令人满足的生命，道德主义者竭力使自己的行为正确，避免任何犯错，意志呃借意志力控制人的自我，且有谨慎言行的良心。道德主义通常包括人认为他们如果尽量行善事，尽量做好人，过个道德的生活。 他们死后的结果一定是好的。接下是思考辩证，关于这个韦教授说，思考辩证假定知识是达到属灵圆满的钥匙，唯有我们知道真理，我们才能找到钥匙，洞悉生命之繁复。 唯有我们获得正确的知识，我们才能满足。这思考辩证包括人看各种书，做各种研究，为了学到生命的意义、生命的智慧。在世界上的历史里，总是有好多师傅，你可以听好多书，你可以看，看不完。最后的方法。 找到胜利或达到上帝那里，就是所谓的神气主义。这个“神气”的“气”就是团气的“气”。东方的宗教一直很注重这个，最近西方的国家也是对这个越来越感兴趣的。韦教授是这样解释：神气主义是一种追求与上帝合而为一的心醉神迷。 的经验，超凡入圣的生命，脱离今生尘世而深入属灵境界，直接与超自然接触，且为主所愿而潜藏其大能。这一切都曾经是所有宗教的神器主义者和灵修大师的目标。 获得这些经验的技巧虽然不同，但无论是从苦行的虚极，到冥想默观的精密方法，他们都承诺追求的人会获得淋漓的狂喜和超自然的能力。那据我自己所知道的，至少有些人打气功或者法轮功。 也有这个目标。当你要打什么工或鸣什么想，为了离开这平凡的世界和存在，而进入一个神秘的超自然的经验，这都是所谓的神气主义。好，所以人就是有这三种方法，他们认为他们可以寻求生命的意义，或试着升到上帝那里去。 道德主义、思考辩证和神气主义。那么，虽然这三种三三样都主张不同的方式达到他们的目标，但是他们都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共同点：他们都同意，人如果够努力的话，一定可以达到目标，一定可以获得生命的意义，可以满足自己。 可以升到上帝，或者可以完全离开这世界不断重复的循环。这共同的假设，你可以做得到，就显示我们人的骄傲。我们人就是骄傲，甚至在教会里面也有好多骄傲。圣经里面的法利赛人是非常骄傲的。 美国德州非常有名的牧师 Joel Osteen，啊，约尔·欧斯丁和很多类似的牧师呢，领导人他们也骄傲，并且这是更重要的、更关键。他们的教导引起他们的听众变成更骄傲。这一类的牧师一直说：“你可以做，你可以做。” 你只要努力，你只要想好的方面，think positively，英文，你就可以有你的 best life now，你就可以有你最好的生命。那么，借着圣灵的能力，我们基督徒的确可以做，并且一定要做很多事情。刚好昨天我也开始读一本非常好的书，这本书叫做《Five Things You Can Do to Live a Jesus-Centered Life》。 五种事，呃，五个不同的事情，你可以做，为了活一个基督为中心的生活。所以我并不是说我们不要去做事情，圣经也不断地告诉我们我们要做的事。但是有两点我们一定要非常清楚的：第一，我们还是罪人。那这句话，Joel Osteen 这个很有名的牧师，他说不出这句话。 我们能够做到的是非常有限的，特别在那垂直的领域里面，我们跟上帝的关系，我们就是没有办法做得够好来赚的一个与上帝和好的关系。我们有罪，上帝是圣洁的，我们不是。第二点，我们要记得是这个：只有上帝所做的才能拯救我们。 圣经一直说，我们要做事情。这些律法的话，最重要的目标是让我们知道我们做不到，让我们看到我们的罪。当我们承认这一点的时候，我们有罪的时候，我们就准备好听到上帝借着耶稣基督，呃的救赎工作，他已经做了一切为了拯救我们。这是福音，我们。 做不到，但是上帝已经为我们做了一切。我们越骄傲，就越相就越难相信我们做不到。我们越骄傲，就越难相信只有上帝能为我们做。我们只能靠他，不能靠自己，才能得到生命的意义，才能有真正的平安，才能与神和好。 才能上天堂。现在你应该看你自己，你如何自己是骄傲的呢？我们每一个人都是，虽然我们可能都在不同的领域里面，而是骄傲的。 你或许在上帝的面前是直接骄傲的，你认为上帝应该给你什么祝福？因为你当一个好基督徒，你都固定去教会，你都奉献，都尽量爱人如己，上帝应该现在就给你一个回报，给你祝福，很骄傲。你也许是在家庭的领域里面而骄傲的，你认为你做一个很好的丈夫、好妻子或者好孩子。 你或许在工作上觉得你很厉害，就是骄傲，或因为你有一个特别的才能或者技巧或者能力，那你这样，因为这样你就骄傲了。无论是哪一方面，你要小心。圣经说，上帝阻挡啊，阻挡骄傲的人，赐恩给谦卑的人，还有。 骄傲在败坏以先，狂心在跌倒之前，我们每一个人，都要小心，都要悔改，因为我们都是骄傲、高傲的罪人。在我们今天的福音书经文里，《马太福音》二十一章一到十一节，我们看到我们高傲的人跟耶稣是非常不一样的。今天是江宁区第一主日。 江陵起是教会年的第一个节期，在江陵起的时候，我们庆祝和准备耶稣的来临。我们庆祝他第一次的来临，在中东两千年前。我们庆祝他现在在教会里面，在他的道里面的来临。我们也准备他将来在世界末日的时候的那个最后的来临。 这三次的来临呢，都是一个降临，一个降下来的来临。他每次，耶稣每次是从天上而降到我们人这里，并且他第一次的来临，还有他现在的来临，都是一个很卑微的来临，连一点都不像我们高傲的人会想要用的方式。 这真的刚好相反，我们罪人都会想试着用我之前所提到的三种方式：道德主义、思考辩证和神气主义，来升上去，一直升到上帝那里去。我们也认为我们有办法可以做，但是我们根本做不到。我们人如何与上帝和好呢？ 上帝自己从天上很卑微的、很谦卑的要下来，他两千年前就降下来，成为我们人，与同你玛利亚所生。他在中之主日，就是我们今天的经文，很卑微的骑着驴子而进入耶路撒冷。他最卑微的地方是什么呢？就是当他被举起来在十字架上。 并担当我们所有人的罪的时候，他那时候虽然是被举起来，但是他甚至是降到地狱里面去了。他还叫说：“我的神，我的神，你为什么离弃我？”在那时候，他就是在承受地狱的痛苦，因为你一点都没有神的同在。你如果多想一想，这真的非常奇怪。 我们人只是很卑微的受造之物而已，我们甚至是有罪的、非常缺乏的受造之物，但是我们仍然还觉得我们可以一直往上、一直往上、一直上上到创造主上帝那里去，怎么可能？我们太高傲。那么上帝的儿子呢？他是创造主，他是掌管宇宙的一切的。 但是，因为他非常奇怪地爱我们，我们这些高傲的罪人，他反而选择降到我们人这里，并且他加上我们的人性，也担当我们的罪，也忍受我们所应该承受痛苦的惩罚。在我们今天早上的经文，我们不怎么看到人是如此的高傲。 但是我们很清楚看到耶稣的卑微，他骑着驴子，不是战马，并且我们知道他这次进入耶路撒冷就是为了被钉在十字架上，最卑微的地方。在我们的经文里，我们也另外可以看到，这都是耶稣的计划。耶稣很清楚他在做什么。 他甚至都安排好，他告诉门徒什么事情会发生，他都知道，都安排好了。耶稣就是一定要为你死在十字架上，这也都是父上帝很早的安排。因此，我们的经文里就有那五百年之前先知撒加利亚的话说：“要对西安的居民说，看呐，你的王来到你这里。” 是温柔的，又骑着驴，就是骑着驴驹子。是的，这都是上帝的安排，他的计划。圣经甚至说，亚当夏娃还没有堕落的时候，上帝已经安排好，他要借着他的爱子拯救我们这些高傲的罪人。我们罪人就是高傲的。 但是，就是为了赦免洗净这高傲的罪，上帝的儿子降临。他降临，一直到玛利亚的肚腹里，一直到伯利恒的马槽里，一直到那匹驴子，一直到十字架上，一直到地狱。这就是降临期的主要的信息。 我们就是庆祝并感谢上帝这样怜悯我们罪人的来临。他两千年前来，他今天来，他将来还要来。他前两次是很卑微的来，他最后一次会是非常荣耀的来。到那时候，不是现在，到那时候我们会分享他的荣耀。 将您祈快乐，阿门。上帝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，必在基督耶稣里保守你们的心怀一念。